向三人行，今天啊是两位徐老师啊， <laughs> 我们的徐子东老师，啊我们的徐浩峰老师啊，徐浩峰老师咱就知道是是这算是武林中人哦 <laughs> 啊，这个写的这个逝去的武林，咱们曾经在节目里聊过，而且呢他写的小说啊大都跟这个武功有关系，我看啊，这个最近你听说了吗？有个什么新闻？天山论剑说十几个武功门派的这个掌门呐。 <laughs> 穿着各种各样的传统服装，就上那个论论剑去了啊，比武去啊？不比武， <laughs> 就是呃，我我我觉得是不是天山旅游的一个行动？哎， <laughs> 所以也挺有意思。这个纷纷就声明什么峨眉派的这个这个这个研究会，峨眉武术研究会说，哎，说怎么就出来个掌门呢？怎么我我不知道呀？对，因为他这个其实有传统。 因为有一些人说呢，这个这个掌门都是属于武侠小说的啊，其实不是啊，就是像这武林大会，它其实是武侠小说的模仿。当时民国时候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嘛，因为当时民国的时候呢，国民党呢一共办了呃三次那呃两次国考，一次杭州的那个武林大会，呃，他当时是分成对抗比赛，分成拳脚，然后分成长兵器对抗短兵器。 对抗，然后而且当时呢是要陪，呃，要选出第一名啊，要成为国士的，因为以前韩信才能成为国士嘛，国士无无双。但就是因为那个竞争太激烈了，然后各帮派的那个，呃，各帮派呢，他其实都是地方的最大的乡绅跟那个地方政府啊，然后呃推出一个武林人士去比的啊，所以最后到决赛的时候呢就。 就咱们就干脆就不要决赛了， <laughs> 啊！地方地方利益集团摆不平，对对对，啊！ <laughs> 这个这个广广西啊，跟跟啊层层 <laughs> 啊什么摆不平，那现在没有武术比赛的吗？呃，现在都是都是套路表演。 啊，因为其实呢，这个是民国之后啊，就是清政府推翻之后啊，因为清政府都觉得中国人弱嘛，嗯，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要要要强国强主啊，所以其实建国之后呢，也曾经沿袭这个这个大会的形式，嗯啊，但是那个时候咱们经过了八年的战争，中国人的战斗意识更强，嗯，就是中国人呢，不单是武术对抗赛会死人。 打那个拳击比赛，外国人没事中国人一打就会死人。打拳击啊，所以呢，就就由对抗变成表演了，就所以现在它属于全运会下面的项目吗？武术？ <laughs> 呃呃呃，武术是哎，但都是那个表呃表演表演性的比赛，没有真的实战的啊，没有没有。那么实际上能有实战价值吗？就说现在最好的武术师啊，他们真能打吗？就是说真能有杀伤力吗？ 呃，它杀伤力其实是很强的嘛，因为等于现在呢，练武术的人呢，因为网络的原因啊，开始有一些福音了。最近网上的福音呢是，把当年呢大概是五十年代有一个杨氏太极拳呢，就是他只身到泰国去开拳馆，那个人呢叫董虎岭，然后呢他。 打的那个录像呢，当年是拍成电影了，拍电成电影，但是一直作为秘传，我们都看不到。现在在网上公布开了。董虎岭呢，当时呢就是在泰国的银行里边呢，用太极拳击败了两两位泰拳王。 哦， <laughs> 就是，而且你一看他打的那个太极拳呢，就就完全就像一个一头老鹰在在空中低旋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太太极拳。那么 <laughs> 那么像那些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比方说峨眉派啊、少林派啊，跟一个西方的打拳击的这种人的打，那那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是吧？这都是不不不不，他实际上是出现过的。啊，包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那个清政府啊，他 他因为当时不是山西的那个那个镖局嘛，啊，他们山西的呃镖局的镖师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呃镖局的这个呃老大吧，然后他本身也是乡绅啊，然后这个人呢姓就都称他为车二先生， <laughs> 啊，然后呢他是那个在天津就把他请到天津那儿去击败了日本天皇的御武士，然后呢清政府呢还专门给他立了一块碑，啊就是。 呃，给他立的算是五品军功，哎，这这一场比武，哎，而且你看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啊，还有那个俄罗斯的克格勃呀，他们训练的时候其实训都是那个训练中国武术的项目啊。我有一个怎么说呢，失望，就是这个失望呢，就是呃，武术大呃，这是是什么？体育学院武术系呃毕业的一个武打的一个明星，他讲的。 就跟咱们武术的这一套不一样了。他听了我说之后，他就说：“他说实际上我跟你说也没有这么悬的。就比如说体重，你一个体重两百公斤的，你肯定打不过体重一百公斤的。就在双方大大体一样，一百公斤打不过两百公斤。对对对，一百就是轻的，你轻量级的，你肯定打不过重量级。他说这是个很简单的这个这个这个道理。哎，你看他就是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对，但是如果练出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就是如果你，你如果按照体重去打，它有一个；但是如果我练出穿透力呢，它就等于我拿着一个匕首跟一个赤手空拳的打啊呃，这就是老年人可以打年轻人，体重轻的可以打体重。武侠小说里常常出现的这样的情节。但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出来表演吗？嗯，那李小龙就表演过呀，就是他表演的那个寸劲儿，他就是穿，就是穿透力啊啊！你比如说，有人就说了，说是李小龙要是跟一个体重比他大一倍的。 拳击运动员打，嗯，他打人家一下没事儿，人家着他一下他受不了啊。不不，他打别人一下，那个人就得趴下因为他的穿透力直接一上来就就穿透他的内脏了，那就不我我一拳把你的肝打坏了，现在么跟我打？能像他这么打拳？ <laughs> 呃，起码我的演员就是我拍过两部电影嘛，我的演员那个于承惠于老他是可以的，呃，就是因为他跟年轻的我们组里年轻的小伙子就是试过手嘛啊。 然后呢，包括这个，呃，因为穿透力它可以弄得很慢，然后放到我如果是很慢的放到你那儿，稍微做一点力的话，就年轻人就受就受不了，啊，他那个力力量就到里边。那就等于是有气功嘛，就是说。呃。 他是你说气功也可以吧？说一种特殊的用力的方法也可以。对，你看，我觉得我们所理解的是一种，就是说好像物理学，就有有有的时候其实拳击运动员也需要练这个，等于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体重啊，悠起来，集中在拳头上，这么当然是有劲儿，但好像还不是你说的这种穿透力啊。呃，他因为这个武术，它是涉及到一些秘诀的东西，这个不能讲。 啊，然后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比喻吧， <laughs> 因为但凡呢学拳的人呢，老师要要为你的一生考虑嘛，就是如果你落魄了怎么办？所以一般学拳呢，老师会教给你一些杂耍，就是说你没钱了，你可以到街头卖艺啊。然后你看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杂耍呢，就是我拿手可以啪把一个。 砖砖头给打劈断，对，哎，他这边其实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力学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所以他那个穿透力呢，你要练出特殊的肌肉啊，跟韧带，但是呢，他他还是很科学的一个一个力学的方法啊， <laughs> 对，而且呢，就是。 这个劈砖头的这个方法呀，那个如果这个学生的领悟力好的话，他可以用到那个实战上。这里边是有他的力学道理的，但是呢，他是通过几代人这样揣摩出来的，他就必须得有得传给传人。那么从武术的发展来讲，现在只有表演没有实战。 会不会长久会妨碍武术这么一个啊它的实实战的价值，它的它的包括它的人文跟艺术的传统。呃是，然后呃但是呢这个是指的在普传的方面，嗯，然后在所有的那个真正的传人那儿呢所谓传人高人那边就不断的，他是一定要实战的啊，然后而且呢实战是。 呃，但他们在什么场合来实战呢？呃，其实就是在家里，啊，就是在家私下私会，就是私会，私下就不能有合法的一个场合来让他们。对对，你看，包括真正的太极推手这个东西啊，他不是说咱俩这样，这么这样推呃，搞搞力学，他这太极推这个推手的原理什么，就是说，大家都是玩那个大杆子的人，玩两丈长的兵器的人，然后呢，这个。 啊，你把我打败了也不好，我把你打败也不好。然后你到我家里来，咱俩啪这样一碰，其实那个劲儿都是大杆子的劲儿，是一个两丈长的兵器的劲儿。然后啪一碰上之后，哦，你的水平我知道了，我就，啊， <laughs> 就是他，他是他是这样的。 呃，也会会，也也有伤人。对对，如果控制不好，就就会伤人。所以为为什么有的时候啪一下，呃，光是手，咱们碰完之后就就不敢接着往下比了。这这也是武侠小说常有的那个桥段， <laughs> 那就是有现实根据的。武侠小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嘛，对面稍微懂文纹丝不动，这边已经知道。 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能问， <laughs> 不能问。刚才张牙舞爪，现在知道不行了，对不对？对对对，有的 <laughs> 有的。等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对。这个一看见徐老师就老想讲讲讲武功啊，其实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正经的老师，而且自己也拍电影，所以我说啊，其实可以讲讲现在的这个中国电影。最近我们老聊，你像最近我们聊这个这个《小时代》。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真的也也我我感觉啊，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这个《小时代》，咱就说句，你看那天我现我提了个话题，我说咱们有没有冤枉？我批判《小时代》那集还没播呢。张艺谋对，好，我现在再说啊，也许呃，过去我在没看的情况下听他们很多骂成那样啊，我看了之后呢，我真的觉得还可以了。你作为一个就是那呃青少年电影。 对吧？其实有一件事儿，我挺不同意，就是他们老说这个郭敬明啊，特别这个浮华，好像特别呃虚啊。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啊，他很真实，他反映的这种小女孩啊，很真实。我敢肯定啊，就是就是个小女孩就爱看这个电影。 因为就是小女孩聊天的内容，小女孩啊，就是谈恋爱，就是互相吃醋，对吧？她很真实，你可以说她不深刻，不不不高，但是太真实了。你像，而且她提出的这个概念，就说，呃，这个在无边的这个黑暗当中，我们每个人就是个小小的星辰，一个小小的感动。你比如说，对于高中生来说，也许姐妹们一块儿，为了一个比赛啊，大家呃出了把力，那种友谊，呃那种或者为了谁的男朋友。 那大家互相帮扶了一下，他们的生活可不就是这个吗？你还那赤着脚从高速公路奔下来，那是没赤过脚的人才编出来的桥段。你要赤着脚去奔一下看看，那几个小妞儿开玩笑的，真是个鬼啊！我跟你讲，你。 那是他想象的浪漫，对对对。那这种浪漫，但他自己要脱了鞋在高速公路去奔一圈，他就知道了。对，那我觉得你这个用来对呃对这个郭敬明的这个要求啊，是有点这个老人要求小孩了。就是就是大家呀，是因为先不喜欢郭敬明以及他的小说以及他代表的东西，所以把这些东西啊全放到一个电影里来。不是他的电影浅薄，这个大家都公认。但是比较可怕的是，这个浅薄真的真实。 就是你周围生活当中的人真的这样浅薄，这个才可怕的不是他的电影，可怕的这样的电影还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才是大家比较不舒服的地方，真的就像里边。所以我说他很真实啊，在这个意义上很真实啊，他拍出了就是这种小女孩的梦啊。 包括这个郭敬明，这是他能想象的最好的世界了。而且还有这样的，而且还有自恋，把所有的男演员都搞得跟他自己一样啊，呃，是，对对，有有有有那么个劲，他是有个自我自我自我表达，所以其实他不是骗钱，他有他的诚意。自恋也是诚意啊！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一个镜头，整个《小时代》，就他最后出现哈，无数的。 服装广告啊，全部出现在一个屏幕上，赞助，我就说不得了啊！这么多的品牌都在赞助啊。 他拍出了他拍出了他的，你想一九四二能找什么品牌赞助啊， <laughs> 对不对？他完全没办法，他真的有赞助。你武侠片你也找不到这么多人赞助。我我我觉得类型电影的类型真的很不一样，你不能拿郭敬明的电影当成他也是一种类型。不是，咱们这个电影学院老师不说话，咱俩没完没了。 <laughs> 哎，你最最近啊，这个确实，我就从为什么提《小时代》呢？因为。 大家老在说啊，现在出来了一种叫做什么“烂片消费学”，就说为什么现在中国那么多的烂片，甚至哎有数据表明，就说公认的最烂的、最雷的那个电视剧，嗯，可是为什么索福瑞公司出来的调查结果啊都是高收视？嗯，哎，对这种现象，你你你怎么理解？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不单是中国啊，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电影呢，它都是处在一个没有没有。 没有正餐的一个时代啊！你看，包括咱们非常热衷的，就是拿价值观呀，拿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来评论这个《小时代》啊。但是可能《小时代》呢放到国际影坛上边，人家一看呢，就是说啊，这就是一个小妞的电影，哎，小女孩的电影，对，就是她，她，她其实就是属于是。 属于是那个一个电影文化里边的一个配餐啊什么啊，就是年轻人看看。不不不，美国的大西洋杂志评论，他说是一个畸形的中国梦。 <laughs> 呃，我认为我跟你讲， <laughs> 我我看了《小时代》之后，我必须说，我认为大西洋杂志的这个报道啊，严重了。 是吧？太严重了，就是说这个这个说话的那个严呢，严重了，就有点，甚至我就觉得我很怀疑这个记者是个什么人，就是太上纲上线了，是个女的，太上纲上线了啊！对，因为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当时学电影的时候，学完之后呢，现在实验来实践来拍摄电影，然后也是有巨大的一个惶恐，因为呢现在那个。 电影呢，跟我们学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对，哎，对，他说他是另外一种。呃，你看，就是如果拿那个打保龄球来做比喻吧，最初的打保龄球，就只要你你把那个直线对准了。 打中间那个一个直线扔过去，六个球 <laughs> 六个球就下去。对，哎，但是呢，你打了深了之后，你肯定不满足于这个，你一定说我我不打一个直线，我打一个弧线，然后呢，这个球是螺旋的，我是通过螺旋力把这个，哎，把这把这个都给都给打倒。哎，这是玩保龄球的乐趣啊！其实我们当时受的那个电影观念呢，都是让我们打这个弧线 <laughs> 啊， <laughs> 叙事艺术呢是是折射的艺术。 啊，然后现在呢，变成什么东西都要只讲啊，然后呢，这个叙事艺术、电影啊、小说，它其实都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逻辑的艺术，就是而是一个诗意的意会的，哎，但是现在呢，你看所有的剧组一开始讨论本子，都是说逻辑怎么怎么样，对对对， <laughs> 呃，所以它是。 呃，你学的是打弧线，然后但是时代要求你打直线。就是学的是太极推手， <laughs> 但时代要求拳击。 <laughs> 给。 <laughs> 时代是还要先听制片人，制片人钱从哪里来，投资多少钱，怎么能拿回来？所以他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把那个六个保龄球打下去，而是关心的这个球本身是金子做的哦，啊，这个不是木头做的哦，打出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哦，用这样的来宣传。对对对。 然后这整个电影工业就是，对，然后就你看像这个学术重点就又又开始转移了嘛。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包括老师对我们那种要求，它其实是一个参悟式的那种学习，就是所有学艺术都是参悟式的。然后当时说这个电影，电影的艺术是空间的艺艺术，然后呢，你呢就。 就要通过人物的情感跟那个人物关系的变化，你要通过空间的变化来表达出来。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般来说是学生到三三年级可能能够能够悟到这种东 <laughs> 这种东西。嗯。然后我当时比较迟钝嘛，然后就是悟的比较慢啊，感觉不好。但是后来等我悟到了之后，发现这个算是最高的一个学术重点。然后呢，在当代都都被清处理了。 是啊，这个时代已经不要求构图啊，呃不要求这个空间变化，你只要有这个鲜明的形象的累积啊，或者一个很快的剪接节奏，你就你就可以成立了。 呃，对呀，片场的排期， <laughs> 对，视听盛宴，呃，好好跟陈凯歌切磋一下。你像是我在台湾，他们讲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青春，有个节有个青春片，九九把刀拍的那个哦、对啊，他很多他老导演也也也也也会觉得，就说时代改了，嗯，说这个片子。 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啊，那些年追过的女孩，他会觉得就是说啊，原来拍电影也可以很简单，就是那个电影倒还挺朴素，对呀，挺朴素。你要说挑剔，就跟我就跟《小时代》一样，你说你挑剔他的技巧啊、电影艺术啊等等，就不不就不必说，你知道吗？他好像不是说这个，但是呢，人们欢迎他。 也有了另一种欢迎的理由。哎，这跟以前我们一直多年钻研的又不一样。九把刀呢？他的网络那么出名的作家，可是他那个电影呢异常朴素。哎，对。所以他那个电影其实才是真正的商业片和大众电影。对。啊，因为我们概念里的商业片和概就是大众电影啊，不是商业包装或者是商业元素，而是说你一下契合了这个时候的一个大众心理。对。大家有共鸣。对。最大的商业是大家有共鸣。 对，哎，但是现在的好多商业片都是把它做成一场热闹，对， <laughs> 做成一场秀，而他那个是一场回忆，所以所以是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对对，现在这都跟弄的都跟一个晚会似的，有的电影都跟时装秀一样。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对票房啊。 这就是什么《西游降魔篇》呐，《北京遇上西雅图》啊，什么《这致青春》《小时代》哈，就说中国现在一步一步过亿啊，甚至过十亿的这样的这个电影，这些对你们的电影人带来什么冲击啊？呃，就是让我们在制片方面前呢更无力， <laughs> 因为因为中国呃怎么就是环境啊，它有一个。 呃，也等于以前的中国人呢，他办一个事情，然后几个人谈的特别，其实是大家在磨合一个分寸啊，就一起办事的一个分寸啊。其实中国人呢是。 以前传统的他是特别讲逻辑的一个中国人，你像一个礼教的国家，他就是一个逻逻辑训练嘛，然后在在办事的时候，然后说话，啊，一个身份很低的卖烤白薯的人，我可以我可以批评这个富甲或者批评高官，我一定要讲出理来。对，哎，但是后来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出生之后呢，就就黄金时代呢，大概到了八九，就是八十年代之后吧。 然后呢？开始呢？觉得用愤怒来取代逻辑 <laughs> 啊，就是说什么事情我急了，这事就可以办啊。这个时候我我我我我，就是他就取代了这个这个讨论。身高就是有理。 <laughs> 对对，所以因为因为这个我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嘛，就是说你看，包括在美国，他那个发明了电影之后呢，他其实用了十几年就开始。 出现是那个最卖座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啊，就是他开始从那个最粗糙的那种电影，然后呢，有身份的人都不会去电影院的情况，他一下变成一个有品位的，大家可以看的一个电影。他们就用了十年的时间，啊，然后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开始尝试拍商业片呢，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时间，哎，但是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你照理来说呢，它不应该是。 中国这个人人种这个民族出现的情况，因为以前呢都是外来文化来了之后呢，呃都非常喜欢中国。你比方说禅宗来了，一看，对，哎有大争气象，别的就不传了，传禅宗 <laughs> 啊，就是你你这个地方是有是有基础的啊，包括一些那个西洋绘画来，然后呢，而现在呢，我们接受商业片呢，好像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一群人。 对。然后我们从最低端的东西发展，而且时间还很长。对，其实钱越赚越多，那方完全迷茫，方向就完全彻底迷茫。就是好像对，跟以前历次的这个佛学传到中国的这种跟故本土的结合呀，相比，现在就有点我们自己没有。不不不，制作人。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要影院多，过亿就赚钱。最厉害，其实就是个抢钱的。